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七十七集。洛寒听说过龙族酒量都好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比他预料的还要好一点。洛寒原先试图将林青霄灌醉，不免陪着喝了几口。 林青霄还没怎么样，反倒是洛寒先晕了。洛寒撑在桌子上，感到脑中一阵接一阵的晕眩，他整个人都飘乎乎的。林青霄轻轻叹气：“ <sighs> 都说了后天到，你非不信。不要动，安分睡一觉，明日就好了。”幸好天宫的酒质量过硬，虽然酒劲大。 可是，并不会有头疼等后遗症。喝醉之后，好好睡一觉就能修复，还能深度休息神识。晚膳到此显然是不能吃了。林清霄将洛寒抱起来放到床上。洛寒脸颊晕上浅浅的红，他接触到床榻后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挣扎着要爬起来。林清霄按住他的手，十分无奈：“又怎么了？” 我要洗澡。你喝醉了。不，睡前一定要洗澡。对仙人来说，沐浴更多是一种放松享受的手段，寻常清洁并不需要水。洛寒站都站不稳，偏要去找浴池。林青霄说不动他，只能抱着他去浴室。说是浴室，其实是另一座高大纵深的宫殿。 这里原本是林清霄的浴池，大殿中凿出广阔的水面，里面的水是天底下最清澈的灵泉。浴池四周铺了寒玉，华贵又清雅。水池之外，书房、卧榻、桌椅等一应俱全。林清霄将洛寒放在浴池边的矮榻上，问：“你还清醒吗？要不，我让仙娥前来帮你。”“不，我可以。” 洛寒站都站不稳了，对此却十分执着。只有小孩子才让大人帮忙洗澡，我早就独立了。行吧，那我出去了，你自己小心。洛寒虽然喝醉，但他毕竟不是凡人，有修为傍身，再神志不清都不会遇到危险。林青霄退到院子外等，顺便处理琐碎的事物。 天宫正式的公文都要写成奏折的形式送上来，按照一定的流程批复，最后会在三方存档。但是其他没有那么正式的事务就不需要走这些流程了。林清霄以批条的形式传达命令，不需要经过天上院盖章，也无需留存档案，快捷性和便利性大大提高。这才是天地日常事务的大头。现在不方便批折子。 林青霄就处理一些没那么正式的琐务。他回复了许多批条，渐渐发现，洛寒沐浴的时间太长了。如果是清醒状态，他待多久都无妨。然而现在他喝醉了，神志不清时，在浴室中待这么久就不太对劲儿。林青霄脸秀沉着脸朝浴室走去，他停在店外敲门问：“洛寒。” 你还醒着吗？里面安安静静的。林青霄再次敲门，他正打算让仙女进去查看，忽然听到里面传来哗啦的一声响动，像是什么东西掉入水里了。林青霄立刻推门而入，发现洛寒穿着一层白色中衣，靠在水池边睡着了，即将要滑下去。林青霄停在门口，唤了他两声，洛寒没有反应。 眼看水面就要没过他的脖颈，林青霄没办法，只能上前试图唤醒洛寒：“醒醒醒，在这里睡太危险了！”林青霄叫了好几声，洛寒眼睫终于动了动，他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动了动四肢，险些滑倒。林青霄连忙扶住他。经过这一番折腾，他的衣服也湿了一半。林青霄认命，去水中抱他起来。 白色的衣裳进水后贴在身上，若隐若现地勾勒出身形。洛寒紧着一层中衣，袖子沾水后贴在臂弯，露出一截白皙的皓腕。他的衣领也松了，紧紧贴在身上，锁骨若隐若现。再往上是修长纤细的脖颈。林清霄不好再看，只好将视线落在他的脸上。 他刚刚喝醉了酒，双颊带着薄红，头发被打湿后歪歪扭扭地贴在脸上、脖梗上。他的容貌美而不可攀折，带着一种神灵的不可侵犯。但是现在沾了水，宛如雨打芙蕖，颜色依然高洁，却有一种被拉下凡尘的易碎感。林青霄控制住自己的视线。 尽力秉守君子之意，将他带出来。但是洛寒靠在林青霄身上却很不安分，他像是抓到了一个支柱，不光将自己全身重量都移上去，连手臂也动来动去，想要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。林青霄虽然穿着好几层长服，但是入水后料子沾了水也是贴身的。林青霄放任洛寒的手乱动，扶着他慢慢往外走。 林青霄的衣料凉丝丝的，她的体温也是凉的，抱起来非常舒服。洛寒的手无意拂过他腰侧的玉佩，手指擦着边而过，随后就放入水中，看起来完全无意。水下，洛寒手心里握着一个戒指，他手指悄悄摩挲戒指的背面，果然摸到一个熟悉的雕纹。 他放了心，悄无声息地将戒指收起。林清霄将洛寒半扶半抱地带出水面，带他去屏风后换衣服。好在洛寒经过这一系列折腾，已经清醒了很多，换衣服不需要侍女，自己就可以完成。林清霄顺势退出内殿，去外面叫人准备醒酒茶。他原本觉得在玉清宫没有危险。 洛寒睡一觉就能醒酒，顺便可以帮助他恢复神识，所以就没有准备醒酒茶。现在看来，没有危险，洛寒也能给自己制造出危险。还是让他清醒些好。屋内林清霄的气息走远了，洛寒相信以林清霄的道德水平，绝对不会干偷窥之类的事情。他放心地拿出刚刚从林清霄身上顺来的戒指。 左右翻开，十分感动。他终于把自己的储物戒指拿回来了。洛寒用神识打开戒指，想要看看里面的东西是否损坏。没想到他感应时，却发现里面是空的。空的？洛寒怔了一下，马上翻过来仔细看戒指表面。洛寒自己的戒指上天入海，即便小心保养。 玉面上也免不了有细微划痕，然而这个戒指光洁如初，表面上没有任何痕迹。洛寒愣了好久，终于意识到，他被林青霄骗了。他为了拿回自己的东西，故意喝醉，再顺势落水，就是想趁林青霄入水捞人，他能光明正大乱摸的时候，从他身上拿走戒指。 他都牺牲了自己的色相，结果林清霄故意在自己身上放了一个假的，骗他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洛寒出奇愤怒，剩下的一半酒也醒了，他顾不得换衣服，气冲冲到外面找林清宵算账。林清霄正坐在桌边倒茶，看到他穿着湿衣服出来，皱眉道：“怎么还没换衣服？”洛寒哪有心思换衣服啊？ 他伸出手，露出里面典雅的白玉戒指，质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林青霄扫了一眼，含笑看向他：“出现在你手里，你竟然不知是什么吗？”洛寒气得咬牙，他的头发湿哒哒的，一滴水珠顺着他的鬓角滑落，滑过侧脸，顺着下颌线挂在下巴尖上，晃了良久，终于不堪重负。 滴落没入衣领中。洛寒随手擦去下巴上的水迹，说：“这个戒指为什么和我的一模一样？天宫的制式戒指，我身为天帝，身边带着一两个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”洛寒被堵住，他将东西翻过来，露出里面的纹路，又问：“那背面的刻文呢？天宫的制式戒指是一样的，但是个人标记，莫非也一样？” 林清霄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自己雕刻的卷文，随便画画，怎么？”他完全在强词夺理。若是今天我没有看到里面的内容，我岂不是被林清霄骗了还沾沾自喜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